第二十六集，尤冲脸色隐隐发青，却也不好发作。瞥见对方抬手擦脸的动作时，他心中郁气更深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是该气自己过于疏忽大意，还是该气林和熙那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模样。他沉着脸收鱼竿，注意到他手上的动作，林和熙笑眯眯的开口问：“这就要回去了？” 油虫冷嗤一声道：“切，这些难道还不够你吃？”林和熙也不恼，低头看一眼手上的画。画上只有用铅笔画的完整线稿，甚至还没来得及上色。熟悉油虫的人大抵都能认得出来，无论是画中人的脸部轮廓，还是画中人面上的神韵，皆与油虫本人有七八分相似。唯一奇怪的地方是。 与其说创作者是在画油虫钓鱼时专注的神态，不如说对方其实是在画油虫嘴唇紧密面容冰冷紧绷时的发怒模样。林和熙将画举到油虫脸庞目光认真而仔细的比对，倏然笑了起来：“ <laughs> 画的还挺像，跟你生气的时候一模一样。”油虫闻言稍怔。 随即才注意到画中人面部表情的不对劲了，他心中顿时觉得古怪，回忆起送画人的脸时，再度在脑海中确认，自己并不认识那人。屈起指尖轻弹画纸，林和熙漫不经心地抬眼：“这是刚才那人画的。”尤虫闻言，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事情般，眉间轻轻扬起：“不是他画的，难道还能是你画的？” 林和西不置可否，只轻轻一笑，将画递还给他。那你就好好收着吧，画的不错。尤虫接过画，不冷不热的扫他一眼。美术系学生的专业能力，还需要你来评判吗？林和西闻言顿了顿，却也没有开口辩驳，而是毫不在意的笑着附和：“是，你说的对，的确不需要我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评判。” 尤崇不再接话，而是垂下眼眸，如同看待什么麻烦事物般微微皱眉，看向手中的画。怎么？林和熙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。你不想收？尤崇淡淡反问。我为什么要收？林和熙惊讶一秒，继而语气带笑道：“ <laughs> 你这个样子啊，就算是长得又高又帅。” 也不会找到女朋友的。尤虫道：“和你又有什么关系？”想想也在理，这件事的确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林和熙不再出言调侃，转身走到坡下，弯腰去捡被石头压在湖边的抄网。尤虫的声音从坡上响起来：“你来拿椅子，抄网我自己拿。”林和熙面色微顿，转身抬腿迈回坡上。 顺从地拎起地上那把折叠椅，直起腰时就看见，油虫从坡下将抄网从湖水下提起，往里兜着近十条重量结实不轻的鱼。那些鱼的品种他自然是认不出来，单手拎着折叠椅，轻轻松松跟在油虫身后往回走的同时，林和熙在心中无不可惜地想，他决定收回说油虫找不到女朋友的话。假如对方不是彻彻底底的直男。 眼下，他觉得找油虫做男朋友，其实也算是件不错的事情。送画的人连带着画架都已经消失在湖边，油虫最后还是将那张画带回去，收进背包里。时间已经接近傍晚，树林上空的太阳逐渐西斜。选修老师领着摘野菜的学生们返回，通知大家开始原地扎营。 尤崇将三顶折叠帐篷摆在空地上，抬头看向剩余五人：“两人睡一顶，帐篷自己搭。”周轩率先开口道：“我和尤崇睡。”赵度紧随其后：“我跟杨卷。”剩下另一个叫陈选的男生轻轻皱眉，摆明是不接受这样的分配：“我不想和他睡。”对方口中的人自然是林和熙无疑。 听闻陈选这样说，他也只轻描淡写的挑了挑眉间，对此早已是习以为常。你不接受也没办法。周轩语气平平。你只有两个选择：和他一起睡，或者不睡。陈选也不太高兴。露营是要算团队成绩的，我现在离开，你们也拿不到团队合作分。双方僵持间，杨卷看看林和熙，又看看赵度 最后主动站出来道：“那就我和林和熙一起睡好了。”陈选这才面色稍霁。赵度虽然有些不太愿意，最终也还是默认了这个分组的结果。六人开始分工合作搭帐篷，尤崇和周轩的帐篷搭在最中间，赵度和陈选的帐篷搭在左侧，剩下林和熙和杨卷的帐篷搭在右侧。他们的帐篷旁还挨着其他小组的帐篷。 搭完帐篷以后，几人按照理论课上的方法在空地前生火，然后从背包里取出工具，就地开始处理鱼。尤虫和周轩钓上的鱼加起来有十几条，他们又分了近十条鱼给其他小组。杨卷和赵度打算煮野菜汤，两人蹲在旁边用矿泉水洗菜。尤虫拿出刀具，直接越过从不进厨房的周大少爷，问剩下两人：“你们谁会处理鱼？” 来给我帮忙。大约是林和熙那张脸的欺骗性过高，又或者是林和熙在他那里留下的始终是一无是处和游手好闲的形象，尤虫首先将视线转向陈选，后者神色尴尬的摇摇头，我也不会。尤虫收回视线，甚至直接省去了再问林和熙的心思，转身去抄网摸鱼。 林和熙冷不丁的出声叫他的名字，站在原地好整以暇的望他。你怎么只问他，却不来问我啊？尤崇问。你会吗？林和熙答。我会。仙某打量他两眼，尤崇面上掠过淡淡的怀疑。你真的会？林和熙将衣袖卷高，从他手里拿过刀具，缓缓扬起唇角道。哼。 真会还是假会？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事实证明，林和熙难得有在他面前说真话的时候。看对方手法熟练的将整条鱼从后背剖开，清理干净鱼肚子里的内脏，毫不掩饰自己面上的意外。尤崇若有所思的轻眯眼眸，似乎从撞见对方在巷子里喂猫那天开始，林和熙就变得时不时能让他心生诧异。 分明还是那个满嘴谎话、举止轻佻又随意、吊儿郎当且喜欢惺惺作态的人，没错。尤虫却又能够明显的感觉到，其实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。就像是已经从那些留言里分隔出来，从他心中的刻板印象里剥离出来，眼前的这个人，大概正在渐渐朝他露出，隐藏在留言下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另一面来。 心中再度升起对传闻真实性和可信性的怀疑，有种毫无预兆的开口：“他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林和熙手上动作骤然顿住，神色平静的抬起头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对方再次重复：“学校里传出来的那些留言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林和熙始料未及，愣在原地没有说话。片刻之后，他回过神来。 弯唇一笑，却并未正面回答他的问题。你很关心他们的真假。尤崇漆黑深邃的眼眸望向他，你不想说？为什么？他思忖一秒，很快想通其中关节是因为林童的母亲。林和熙抿唇不语。 从未被任何人这样探究、追问过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，他首先感到的是无所适从。也就是说，学校里的那些传闻，都像你之前说过的那样。尤虫并不是傻子，而林和西的意图也并不难猜。仅仅只是你用来应付林童母亲的虚假幌子。下意识的不愿将自己的内心完整袒露在对方面前，林和西错开他深不见底的目光。 仿佛无事发生般笑了起来。 <laughs> 你难道就没有听说过“无风不起浪”和“空穴来风”这样的话吗？由衷承认，我的确有这么想过，但那是在撞见你在巷子里喂猫以前。流言从来都是真理掺假和半真半假，不过是歪打正着的被你撞上假的而已。林和熙轻声嘀咕，仍是不肯退步。 高中经常打架是真的，和宁南他们去酒吧厮混是真的，没参加高考走后门上大学也是真的。还有，尤崇道，还有什么？目光落在沾满鱼肉的内脏碎屑的手套上，林和熙当时有些卡壳。那么，尤虫嗓音低沉的接话。除了这些是真的以外。 其他的，就都是假的。林和熙愣愣抬头，尤虫继续替他说：“经常和别人开房是假的，横行霸道、仗势欺人是假的，和表演系一半以上的学生都睡过也是假的，男女不计送上门的都要也是。”惊觉已经被对方牵着走，林和熙皱眉打断他的话：“啊，等等。” 尤虫撩起眼皮扫向他，林和熙已经冷静下来，不动声色的挪步靠向他，咬字清晰的低声吐出一句话：“你说的话里有一句是错的。”尤虫问：“哪句错了？”“最后那句错了。”林和熙斜身凑近他脸庞，嗓音暧昧又多情。 男女不计是真的，譬如长成你这样的，我就很喜欢。尤冲骤然陷入沉默，下一秒，他怒容满面的咬牙道：“林何西，你的手套蹭到我身上了。”